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，第六十二集。邹继白看到洛涵的动作，后知后觉，也赶紧找阵法台过考核。洛涵这个办法好，他怎么就没想到呢？邹继白虽然反应慢。 但是自知之明还是有的，林青霄会为了洛寒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却不会理邹继白死活。他现在不抓紧，一会儿就该哭了。洛涵看到通过标准的时候就感动哭了，乙号房还是昨天的最高纪录，过关标准停留在时长两刻钟，闪避率二百六百。 和昨日被林青霄拉到时长四刻钟、闪避率五十六百的通过标准比起来，这个实在太温柔了。洛寒轻轻松松过了关，完成了今日的硬性任务。他看一排绿色的通过字样时，都快要落泪了。此刻光幕收回，洛寒轻松地从台上下来，由衷给林青霄道谢：“多谢，劳烦你等我这么久，无妨。” 林青霄说完后，顿了顿，说：“你为了考核这样做情有可原，可是成绩不能弄虚作假。”“哎呀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”洛寒一口应下，“我一会儿会再练习的，我只是不想被关在里面。”还算有样子，林青霄多少放了心，走上圆台。光幕缓缓升起的时候，林青霄看到另一边邹继白的考核也通过了。 他从圆台上跳下来，径直朝洛寒走来。而这时，阵法台发出细微的碰撞声，光幕彻底闭合了。邹继白出来后，立即走到林青霄这边，和洛寒一起围在阵法前看。林青霄拔剑的那一瞬间，邹继白莫名觉得脖子一凉，仿佛有一股杀气冲着他而来。邹继白摸了摸脖子。 回头看向周围，然而，并没有发觉可疑之人。洛寒见他东张西望，问：“怎么了？”“呃，没什么。”邹继白摇头，喃喃的说：“应该是我错觉。”洛寒没心思问他是什么错觉。林清霄就在眼前杀敌砍怪，简直是力与美的最高结合。洛寒哪还能分出心思来关注其他呀？ 洛寒和邹继白看的都很认真，林清霄的第一个地图和昨天的重合了。洛寒和邹继白只看了一个地图，就齐齐感到庆幸。洛寒问邹继白：“你现在还想挑战他吗？”身边一阵可疑的沉默。过了片刻后，邹继白勉强给自己挽尊：“我比他小十多岁呢，嗯，等我再练练，一定会赢过他的。” 洛寒当即笑了一声，毫不留情的嘲讽他：“那你加油哦，你还有十年，我等着你实现这句话哦。”邹继白被讽刺到了，都不想和洛寒说话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实在忍不住了，偷偷问：“我怎么感觉他的速度又快了？”“哎，自信点去掉感觉。”洛寒说着就叹了口气：“他接触环境了。” 只要是昨天出现过的环境，他都记住了数据，并且开始有针对性的破解。这么说来，昨天是我们耽误了他。如果他昨天再多练几次，今日他能把所有环境都吃透。洛寒和邹继白对视了一眼，都感觉到一种废物的悲伤。他们还在挣扎如何躲闪，林青霄就已经能回击了。公认最可怕的密林藤蔓，在林青霄剑下。 也乖巧的像是萝卜一样，任由林青霄削砍。这世上的悲欢并不相通。邹继白悲伤了一会儿，叹道：“唉，我觉得这个阵法不公平。鸟族、龙族本来就会飞行，他们过这种阵法肯定轻松的多。我们族本来就不是敏捷型，不拼力量，让我们拼走位，这不是故意为难人吗？”洛寒摇头，并不是不公平。 而是林清霄太强。我之前认识一个鸟族，他还是朱雀呢，跟林清霄比飞行，一样追得吐血。这么一说，邹继白果然好受很多。朱雀族都飞不过他，那我比不过他很正常。没错。洛寒点头。不知道这次叶子楠来不来？如果能见到他，我可以把他介绍给你。邹继白应下。 他亲眼看着林青霄以零中招率通过了两个地图，昨天把他虐得灰头土脸的地图，在林青霄剑下竟然轻松的不可思议。邹继白是又酸又庆幸，压低声音悄悄和洛寒说：“哎，你猜这次他们的考核标准会被拉到多少啊？”洛寒和邹继白对视一眼，都露出心领神会的笑容。 幸灾乐祸不必明说，一个眼神就懂了。他们已经开始期待一会儿乙组同学听到通过标准时的表情了。独乐乐不如众乐乐，快乐是自己的，但是痛苦一定要分享给大家。两刻钟很快过去，紧接着洛涵期待已久的那个声音响起：“空间阵法训练室乙号最高成绩刷新，最高得分。” 林清宵，考核升级难度甲，阵法随机出现妖兽，通过标准更新，时长四刻，每刻中平均伤害率一千分之五十。洛寒当时就卧槽了，林清霄不光拉高了考核标准，甚至还往上提了两个大等级的难度。难度甲，这已经比昨天全天的难度都高了。 本来打算幸灾乐祸的学渣二人组都笑不出来了，他们能投机取巧一次，却不能次次投机。等下次挑战难度甲的人就是他们了。昨日就在甲号训练室，今日还没来得及通过考核的弟子顿时发出哀嚎。乙组其他人没有经历过昨日的惨剧，此刻眼神中充满了单纯和无辜，纷纷询问身边人。 怎么了？刚才那个播报是什么意思？正聚在一起轻松聊天的二代们也怔住了。刚才的通报并不难理解，但是真的是他们理解的那个意思吗？素隐月突然有些慌，无措的看向林崇玉，表哥，我今天的考核还没过，一会儿我的标准是之前的那个，还是现在这个？ 林崇玉表情也不太好，因为他也没过。他忙于聊天联络感情，还没来得及做今天的任务。昨天的难度好像是丙，难度甲，应该不会有太大差距吧？其他训练室的人听到熟悉的声音，幸灾乐祸地围到一号训练室门口看。他们询问里面的人：“刚刚通报说什么了？难度升级了？是甲？” 门口的人一阵惊呼，昨日有幸经历过惨剧的人默默对同门递来一个同情的眼神。昨天好歹还是乙，你们努力吧，别说话了，赶紧练习。希望明天早上我可以在车后区看到你。林青霄阵法台外的光幕缓缓撤回，洛寒见他不说话，小心翼翼地问：“你觉得不太满意？” 林清霄收剑，轻轻应了声。洛寒今日已经过关了，此刻有种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舒爽感，不断的鼓动林清霄。哎呀，不满意就练嘛，没关系的，我在外面等你。”邹继白受不了了，后退一步，一脸震惊的看向洛寒：“洛寒，你给自己积点德吧，你以后也会有这一天的。”闭嘴！洛寒用力瞪了邹继白一眼。 你也没比我好到哪里，你还有脸说我？林青霄看着他们两人打闹，莫名觉得刺眼。他忽然出声，破天荒的在别人说话中间打断对方：“洛寒。”洛寒回头，林青霄神色如常，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。“你该练习了。”来了来了，他又来了。嗯。洛寒整个人都丧下去。 没精打采的应了一声，而此刻，终于开始今日份的考核。刚刚被关在光幕里的素隐月，突然发现阵法好像有点不对劲儿。昨天是这样的吗？他都没有反应过来，忽然脚腕就被什么东西绕住，随后猛地被倒吊起来。素隐月哇的大叫，一只巨蟒从草丛中蜿蜒而过。 他血红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苏隐月，缓缓逼近。刚才说话的几个少爷听到苏隐月的声音，赶紧回头。等他们看到苏隐月这里的状况，齐齐倒抽一口凉气。难度甲，有妖兽出现，原来是这个意思。苏隐月这些天一门心思扑在林崇玉身上，不勤修炼。 一身修为都是天才地宝堆起来的空架子，他根本挣不脱脚腕上的藤蔓。一回头，看到一只巨蟒一瞬不瞬地盯着他，吓得方寸全无，连法术都不会使了。素隐月全无章法的攻击落在巨蟒身上，连一丁点皮都蹭不掉，反而激怒了这个妖兽。巨蟒蛇信子转了转，忽然张开血红大口，朝素隐月咬来。 素隐月这里的动静惊动了周围所有人，众人一起惊叫。紧接着，阵法里所有景象消失，素隐月重重摔到台面上，阵法台中浮现出冷冰冰的一行字：“人物死亡，考核失败，一刻钟后重启倒计时。”阵法中的景象是假的，可是攻击落在身上都是真的，疼痛也是。 素隐月从没受过这种疼啊！倒在地上，一时爬都爬不起来。素隐月的遭遇吓到了所有人了，一时间说话的、休息的、看热闹的全部晋升。洛寒也有点害怕，昨天没有妖兽，他只需要躲避环境陷阱。洛寒天生对灵力波动敏感，勉勉强强倒也行。可是如果遇到妖兽，以洛寒如今的攻击力， 那他不会比素隐月强到哪里。洛寒手指停在阵盘上，一时不敢点击开始。他在心里疯狂打退堂鼓。他悄悄回头看林清霄试探地问：“我可以不下去吗？”林清霄也是第一次看到妖兽，他把难度刷新，但是他自己并未尝试过更新后的关卡。 林青霄没有亲身试过之前，其实也不太敢让洛寒面对妖兽。他最终叹了口气，说：“没事，我陪你。”林青霄说完，就轻巧的落在洛寒的圆台上，颔首说：“可以了。”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哦！